神奇的奶牛。很久以前，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两个农民，一个叫杰克，一个叫哈利。他们俩都很富有，他们在自己的大农场里养了很多奶牛，但他们从不工作，他们总是雇佣其他农民，让他们在自己的农田里干活。他们都住着大房子，穿着昂贵的衣服。 尽管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切，杰克和哈利还是不开心。我想雇佣更多的农民来为我赚更多的钱。我也是，我想买丝绸做的衣服。啊，我想要赚很多钱，然后建一座珠宝宫殿，怎么样？哦，那太棒了！在同一个村子里。 相邻几栋房子住着一个贫穷的农民，他叫托马斯，他只有一头奶牛和一小块地。你好，托马斯，邻村有个人要出售他的牛，你想买吗？哇，我很想买，但是我没有钱再买一头牛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借钱给你，你真是太大方了。 可是，就算我用你的钱买了那头牛，它又怎么活下来呢？我既没有足够的饲料照顾两头奶牛，也不能每天用你的钱。它会越来越瘦弱。感谢你的关心，我的朋友，但我对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很满意。托马斯既聪明又勤奋，每天他都会去他的农田里工作一整天。 然后他会带他的奶牛回家去喂它。托马斯从未要求更多，他感谢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，一直很开心。但杰克和哈利不开心，他们非常妒忌托马斯。托马斯为什么总是这么快乐？每次见到他，我都有同样的想法。 他没有大房子，也没有大农场。嗯，我猜是他的牛。哈利，他唯一的牛比我们所有的加起来都好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他唯一的牛能耕一整片地。我有个主意，我们把他的牛买下来。第二天。 杰克和哈利去找托马斯，问他是否有兴趣卖牛。这可是我唯一的牛了。我们打算给你十枚银币，对你来说这是最好的价格了。有许多奶牛要出售，你可以再买两头牛，很划算了，托马斯。怎么会呢？ 我有一头健康的奶牛，我把它喂养和照顾得很好。你想让我把这头牛卖给你，再买两头我无法照顾的牛？我不会把我的牛卖给你，请离开。杰克和哈利非常生气，但他们悄悄地离开了。他以为他是谁呀？他怎么敢拒绝我们？ 我们是这个村子里最富有的人，他要学会尊重我们。他太把他的牛当回事儿了，我们必须强迫他卖掉它。杰克和哈利想给托马斯一个教训。那天晚上，他们溜出家门，向托马斯的农场走去。他们毫不在意他们的朋友，把整个农场都点着了。 第二天，托马斯醒来，听到火灾的消息，他冲过去，看到他的庄稼全毁了。哦，我的庄稼，这可让我怎么活呀！ <laughs> 几天过去了，托马斯储存的食物现在都吃光了，托马斯和他的牛都没有东西吃了。已经两天了。 我能活下来，但牛不行。唉，我想我得把牛卖了。谁买了它，都要好好照顾它。托马斯有一个小玻璃瓶，他用它来存钱。里面没有多少钱了，因为不知道要离开家多久，他决定把所有的钱装在一个袋子里，然后他离开了村庄。 <laughs> 在穿过森林的路上，托马斯意识到他的钱放在口袋里不安全。我应该把它系在牛铃上。如果有贼从旁边经过，他是不会想到攻击这头牛的。托马斯把袋子系在牛的铃铛上。他走在前面，走了一会儿，他来到一个村庄。 决定要休息一下，他把牛牵到棚子下面，离开去找水喝。在棚子附近有一家卖豆类和谷物的商店，商店的老板出来散步。啊，真是无聊的一天呀！他看见站在棚子下面的牛，就走过去。 牛一转过头来，一枚银币从他脖子上掉了下来。嗯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决定走进去检查那头牛。当他向奶牛走近一步时，另一枚硬币从他脖子上掉了下来。天哪，这是一只神奇的奶牛！商店老板没有注意到挂在牛铃铛上的那袋银币。 他把它当成了神牛，决定立刻买下它。就在这时，托马斯回来了。 <coughs> 你好，先生，这是你的奶牛吗？是的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愿意把它卖给我吗？我急着要。哦，当然，我正要去附近的村庄卖这头牛。 嗯，什么？也许他不知道这是一头神奇的奶牛。哈哈，今天我太幸运了。嗯，很好，我可以给你五百银币。我们可以成交了吗？托马斯很惊讶，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笔交易。他拿了五百银币就走了。 他把挂在牛铃铛上的那袋钱忘得一干二净。托马斯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一回来，他就看见杰克和哈利站在门口，他们已经在等他了。他们以为托马斯会难过的回家，但是他的脸上却挂着灿烂的笑容。呃呵呵，呃你好，托马斯，你看起来很开心。 没错，我把牛卖给了一位慷慨的绅士，他付给我五百银币。五五百银币，五五百银币。是的，现在我可以买一块更大的土地了。我会种更多的作物，并在市场上出售。我也可以买更多的奶牛，我会有足够的饲料来照顾它们。我的奶牛真的很幸运。 总之，我现在累了，再见。与此同时，商店老板发现托马斯的钱袋挂在奶牛的铃铛上，他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一头魔法牛，但现在他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嗯。杰克和哈利的努力都白费了，他们想看到托马斯不高兴。 虽然他们比托马斯富有，但他们觉得自己又渺小又贫穷，而托马斯从未如此快乐过。杰克和哈利失望地低头离开了。唉，唉。托马斯用卖牛的钱买了许多奶牛和一大块土地，他一直辛勤劳动，种庄稼，种豆子。 在市场上出售，慢慢的，通过他的努力，他成了村里最富有的农民。